课文一，在客厅。我的眼镜呢？怎么突然找不到了？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呢。我离不开眼镜，没有眼镜，我一个字也看不清楚。你去房间找找，是不是刚才放在桌子上了？我怎么看得到啊？你快过来帮忙啊！好吧。 我帮你去找找。生词。眼镜。突然。离开。清楚。刚才。帮忙。